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今天是最后一课，我们来学习第四十八课，重点语句是。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谢谢你们的多方关照。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安娜结束了为期一年的日本留学，今天就要回泰国了。小英和健太到机场来送她。好，下面我们来听第四十八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谢谢你们的多方关照。 体に気をつけてタイに着いたら連絡してねはい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健太さんとさくらさんもお元気で我来讲解一下健太对安娜说体に気をつけて注意身体体是身体に是表示对象的助词 是，気をつけます。注意的泰形，気をつけて。后面省略了ください，请，是表示依赖的轻松语气的说法。对，気をつけて。在家里人出门时也说，意思就是小心点儿啊。注意的对象后面要接续助词你。是的，比如小心车，就是在车。 后面加上你。接着，小英对安娜说：“タイに着いたら連絡してね。”到了泰国就跟我们联系啊。タイ是泰国，助词に在这里表示移动的目的地。着いたら是到了之后，是由着きます到达的他行。着いた。 加上拉构成的，江川，他的这个说法我们在第三十课学过，你还记得吗？他行加上拉，它的表示条件，对吧？对，在第三十课学过的句子是：雨に濡れたら、風を引くよ。要是被雨淋了，会感冒的。这里的它了是表示假定条件的，而他”についたら。 到了泰国之后，这里说的到达是前提，不是假定。到达泰国是一个基本上已经确定的条件，以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完了的时刻为条件，而使用了“它了。那小英让安娜到了泰国之后做什么呢？联して是联します，联系联络的他形。 这里的たい也是表示依赖的轻松语气的说法，最后的ね是句尾表示确认的助词。我知道了，小英让安娜到了泰国就跟他们联系。对，郑重语气的说法是連絡してください，请联系。安娜回答说：はい，好。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谢谢你们的多方关照，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いろいろ是各种各样。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是承蒙关照的意思。安娜在日本期间得到了小英他们多方面的照顾，这是表示感谢的说法。好，我们来练习一下今天的重点语句的发音。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安娜又说。 健太さんとらさんもお元気で。健太和小英，你们也多保重。健太さん是在健太后面加上了敬称 son，と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意思是和。这里表示同时列举健太和小英。桜さん是在小英后面加上了敬称 son。 も是也的意思。お元気で。多保重。在形容词元気（精神健康）前面加上了表示尊敬的 o，お元気で。作为和暂时无法见面的人道别的寒暄语，经常使用，请大家记住。那就是说，对每天都见面的人，不说お元気で。对。好，我们再来听一遍第四十八课的会话。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谢谢你们的多方关照。体に気をつけて。タイに着いたら連絡してね。はい。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ケンタさんとさくらさんもお元気で。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奈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今天是这个讲座的最后一期，我想请老师介绍一下，要说好日语应该注意些什么。好，下面就有请德勇老师。私が教えましょう。德勇老师说：“我们在这一年里学习了日语的基础知识。” 说日语时，需要根据与对方的关系选择郑重语气或轻松语气的说法。安娜在和她的长辈、老师和社监，以及和学姐小英说话时，都使用了郑重的表达方法；而和同班同学罗德里戈说话时，虽然一开始在句尾使用了 this 或 must，用郑重语气进行了交谈。 但在熟悉了之后，就改用轻松语气的说法了。语言是人与人沟通交流的手段，即便正确地掌握了语法，但如果搞错了用法，就会损害彼此的关系。相反，即便语法有点问题，但你想用郑重语气表达，或者想用轻松语气表达等，希望与对方构筑良好关系。 这样的心情是可以让对方心领神会的。重要的是要多说多用，养成说日语的习惯。希望大家勤学苦练，学好日语。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接下来是声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 最后一期给您介绍的是， <laughs> 啊哈哈，这是笑声吧？对，啊哈哈，形容开口大笑的声音。那么这个呢？ <laughs> 这也是笑声吗？嗯呵呵，形容抿着嘴笑的声音，经常形容女性笑的样子。身临其境。 今天给您介绍了，啊哈哈和，呜呵呵。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耶多哟哦，各位后会有期。撒由那拉，再见。下次来日本的时候，我的日语一定会更好。 呵呵，啊哈哈！好，听众朋友，第四十八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谢谢你们的多方关照。非常感谢大家一年来坚持收听简明日语节目。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さようなら，再见。